第四十三集，杨卷和赵度数字相同，周轩和林童自己是单签，剩下尤崇和林和蝎还没有公布纸团里的结果。至于他们签上的内容是什么，对众人来说已经是不言而喻。林和希意外的勾勾唇角，对这个抽签结果很满意。剩下五个人中，除了尤崇和杨卷，他也不想和其他任何人一起睡。林童目瞪口呆。 当即就拍桌而起，怀疑林和熙偷偷作弊，后者也只懒懒散散的一笑。哼，自己没本事抽到想要的钱儿，反过来却还要污蔑我作弊。林童面色难看的瞪着他不说话，大家各自上楼去整理行李。尤虫前脚拐弯进了主卧，林和熙后脚也跟了过去，余光瞥见对方频繁的抬眼朝这边看。 林和熙转过身，扶着门框，毫无预兆的冲他扬唇一笑，然后抬手关上了面前这扇门。门外传来林童气急败坏的喊话，林和熙置若罔闻，心情愉快而放松的转身朝里走，恰好对上游虫探究的目光。你关门干什么？林和熙换上困惑的神情。嗯，门被关上了吗？ 他回头看了看，语气如常的补充：“啊，大概是风吹的吧。”尤崇额角青筋隐跳，俯身在大床中间摆好两个枕头，口吻冷淡而明确的道：“晚上睡觉不要越线。”林和熙故作为难道：“这个我不能跟你保证，毕竟我的睡姿向来都不太好。” 话未落音，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有如实质的视线，林和熙忍不住抬头，先是看了一眼面容微沉的尤虫，然后才像是做出退让般，笑着改口：“骗你的，我睡姿很好。”尤虫收回自己的视线，记住你自己说过的话。林和熙半真半假的叹了口气，轻声嘀咕：“唉。” 如果你真的不愿意和我睡，刚刚在楼下为什么不提出来？尤虫怔了怔，下意识的拧眉道：“你以为除了我，还有谁愿意和你睡？杨卷吧。”林和熙想也不想的答，而后露出几分恍然：“我已经和他睡过两次了。”莫名不太喜欢他这个形容。尤虫眸色沉了沉，背对他转过身去，从包里翻出泳裤，关门进浴室里换。 剩下林和西就随意许多。见仅有的浴室已经被对方占掉，索性直接在卧室里换起裤子来。游虫开门出来的时候，林和西身上的长裤才脱到一半，对方背对着浴室的方向，显然并未察觉到门已经被他拉开小半。垂眸瞥见林和西腿上摇摇欲坠的裤子，游虫拉门的动作骤然停住，本是打算将门关回去。 在浴室里多留片刻，视线扫过林和昕那两条腿时，游虫又无意识地顿在原地。前方，林和昕已经将裤子退到膝盖的位置，两只手抓住裤头，弯下腰，抬起一条腿，从裤腿里跨出。游虫落在他的膝盖后窝的目光，又顺着他弯腰抬腿的动作缓缓上移，如同湖面不留痕迹的清渊般。 掠过他流畅而笔直的腿部线条，沿着他白皙的皮肤寸寸挪过，直到腿根处的内裤边缘倏然撞入眼底，他才眉间轻蹙，陡然回神。推开的浴室门又悄无声息地被严紧，握在门上的那只手不自觉地收紧几分，脑海中滚过林和熙换裤子的画面，有种烦躁又不解地闭了闭眼眸。 已经是第二次了，他想。吃完饭以后才去海边。林和西把泳裤穿在沙滩裤里，从包里翻出棒球帽戴上，跟在游虫身后下楼去等其他人。在客厅里坐了片刻，杨卷、赵杜和林童也前前后后的下楼，唯独周轩待在房间里迟迟没动静。游虫久等不耐，上楼去房间里叫人。 对方叔的卧室房门紧闭，尤虫甚至连门都没有敲，直接推门而入。周轩正在换裤子，长裤脱到一半，听见开门的声音，回头，察觉进来的人是尤虫，脱裤子的动作始终未停。尤虫脸色有些不太好看，短时间内连续撞见两人换裤子，实在算不得什么好事。仿佛为了验证什么般，他不动声色的垂眸。 瞥一眼周轩露出来的两条腿，下一秒他无动于衷的挪开目光。周轩的腿与林和熙的腿没什么两样，皆是腿型看起来健康而匀称，小腿修长而笔直，膝盖后窝往上的皮肤由于长时间晒不到太阳而肤色偏白。唯一不同的是，周轩腿部的肌肉要更加结实和健壮。 牛虫面色稍稍缓和，将自己两次长时间盯着林和希的身体看这件事定为意外和巧合。他在床边坐下来，催促周轩动作快一点。所有人都收拾整理完毕以后，他们出门去酒店的自助餐厅吃饭。最近的海滩离酒店的位置仅有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六人直接从酒店门口步行过去。下午两点，烈日当空。 空气干燥到仿佛随时能烧起来，隔着薄薄的人字拖鞋底，甚至能感觉到地面上如熔炉般烫人的温度。沙滩上的游客还很少，遥遥望过去，隐约只见寥寥几个人影撑伞走在海边。皮肤黝黑的救生员站在商店门前躲太阳，沙滩边遮阳伞下的躺椅无人问津。林和熙低下头。 漫不经心的甩开右脚上的人字拖，将整只脚放入厚厚的沙里，又被沙子的温度烫得抬高了脚。旁边的油虫见状，轻轻嗤笑一声。林和熙丝毫不恼，甚至抬高额头上方的帽檐，若无其事的朝他掀唇笑了笑。落在他脸上的眸光微不可见的顿了顿，油虫没有说话。此时下水还太热，大家决定。 去遮阳伞下坐一坐。周轩带杨卷和林童去附近的商店租游泳圈，赵舵去隔壁买冷饮，剩下尤虫和林和熙两人先去遮阳伞下等他们。沙滩上的躺椅皆是能够容纳一对情侣的宽度，尤虫随意挑了两把椅子躺下，摘掉头顶的棒球帽盖在脸上，闭眼小憩。 大腿外侧的皮肤却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擦过，传来轻微的痒意。他取下帽子，睁眼看见林和熙盘腿缩坐在躺椅的边缘，垂着头，专心致志地擦防晒霜。额头前的帽檐在他的鼻梁上留下浅浅的阴影，挺翘秀气的鼻尖从帽子下露出来。不看其他地方，光是看他的鼻尖和下巴，倒真有几分像五官清秀的女孩子。 而他此时蹲坐在躺椅边缘的姿态，没由来的让油虫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只金贵优雅的猫蹲坐在自己腿边垂手舔爪的画面。下一秒，面前的人倏然抬起头，露出藏在帽子下那张完整的脸来。